锵锵三人行，哎，这个最近我跟我哥又相会了啊。 <laughs> 他这个你知道住在哪儿吗？ <laughs> 我每次都要说，他今天做我们节目哈，他就离开他这个北京十三陵的故居， <laughs> 他就住在十三陵。十三陵，十四陵对。哎，他到咱这儿做节目，提前两个小时从十三陵爬出来到这儿来，戴小红帽，哎，本命年啊，所以这个房子买在那边。 呃，我是租的村里的非耕地，呃，这个它是适合于种植和养殖，然后我就种了六百棵树，然后就盖了那么几间房子。说再过一些天，他请我去他那儿摘樱桃。对，哎，六百棵樱桃，你想想，人家这个生活方式，你瞧瞧，人家现在这生活方式与世无争。他们说现在现在最厉害的就只吃自己种的菜，呃，对我院里，你现在是这个，自己家鸡下的蛋。 哦，呃，院里开始种菜了，现在。啊，呃，前两天我已经开始吃野菜了。 <laughs> 啊，再两天院里的香椿已经可以吃了。 <laughs> 啊，你比如说我那天吃的是自己家的鸡下的蛋，自己院里的韭菜，割下来鸡蛋韭菜馅的馅饼。再过两天您就该上树了，我看， <laughs> 彻底回归自然了，是吧？不过李成儒老师还是很关心我们人间的事情，所以今天特别到这里来，他是。 表演艺术家吧，人哎，我发现有李老师现在这个功底的，在中国演员里不算多。他是唱戏的，你知道吗？这这这，你们你们家里是搞京剧的？该搞京剧，他能唱京剧，能唱几百段啊！而且这个这个，所以也现在人家电视剧自己。 呃，自己编吧，自己编自己导自己演，自己编自己抄自己自己导自 <laughs> 抄， <laughs> 不抄没抄过啊，没抄。 <laughs> 他上次来说于正抄是吧？于正抄他是自己编的啊。然后呢，他今天我们这个话题脉络这儿写了，作为中国电视剧工作者，李成儒老师今天主要是来批判韩剧的。哈成儒老师今天是有目的有目的而来的，说他指出。 中国也曾有两部电视剧在韩热播，一个《康熙王朝》，一个《还珠格》，一个《还珠格格》《 <laughs> 还珠格格》对。韩剧固然浅薄，但总有优点。 <laughs>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是这样。嗯，就是我听央视一个领导人曾经在他们会上提出，就是说我们的戏到了韩国，《雍正王朝》还有《还珠格格》，啊，千万别再读《还珠格格》。 哦，我听您读音有点怪，因为你也是北方人。对，这个这个满清啊，管这男孩子叫阿哥。阿哥，这你同意吧？阿哥，说这是我们家阿哥。哎，阿哥，那女孩子就是哥哥。二姨子就叫八哥。 <laughs> 因为这个 <laughs> 哥哥，琼琼瑶大姐们，他们说不了哥哥。哦。他们叫哥哥。哎。所以就《还珠格格》，就一直格格不入了。 哎呦，这完全是土鳖的念法！哎，台湾土鳖的念法，不是福晋，是福晋，福晋。哎，阿玛，你看他在满清入关之前，他在这个福晋，这个白山黑水，对，他跟朝鲜都很近。你看朝鲜不管妈妈叫阿玛尼，阿玛尼，管管父晋叫阿玛吉，对吧？哎，对，他福晋，他原来原来意大利那个品牌是抄韩国的。 <laughs> 对，这个 <laughs> 这两部剧，这两部剧在韩国播。啊， 就远比《大长今》在中国播，万人空巷啊那边，但是咱们这这这他这个这个剧的出口一直受限制，另外有些戏呢，这一会儿让拍了，一会儿不让拍了。比如说我最近我才知道，就是说零四年底零五年初，说广电总局有个文，涉案剧不许上卫视黄金档。于是乎这个涉案剧，因为我很关心这个事儿，因为我是演警察出名的嘛，对《专案六组》。 对，我很关心啊，因为他他这一线卫视黄金档一线播，很多投资方就不拍了嘛，因为卫视收购价格高嘛，是，你卫视不能播了，你只能是落地播，落地播那价格一下就少了一半，因为也就两三千万了。因为现在的政治新闻涉案剧比较多啊，那么当时就说这涉案剧为什么不让播了呢？就是这个青少年犯罪。 对，与这个与与涉案剧有关系。对，我觉得这涉案剧跟这网络怎么比呀？差的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啊！哎，最可笑的是什么呢？就延续了将近十年啊！后来问广电总局啊，就到底有没有这个涉案剧卫视黄金档不让播的这个文件？嗯，没有， <laughs> 没有。那怎么？这让我传怎么传出来？这让我想起来。嗯。 他当年姜文有个事儿，嗯，就是他这鬼子来了，不是拿到国外去参展？说到现在还禁播呢吗？后来不是是这戏是禁播了，还传言说这个姜文五年不许导不许演嘛？啊啊对对。后来姜文就信了，也没去领这个，给他这通知。啊。等过五年了，姜文的意思说说你们该给我解禁了吧？啊。你们给我那文啊？说没有文啊。 <laughs> 哈哈哈因为因为曾经确实有一个人啊，进的时候给了一个文。 嗯，而且这个人还把那个把那文啊镶在镜框，里，还挂在屋子里。姜文看见过，哦，以为那这文我就别领了。哦。 <laughs> 没想到呢，压根就没这文。那这文是哪就这么一说，那人是编的。就这一说，然后就就信了。你这就现在这个就是姜文嘛。就这个北京啊， <laughs> 北京啊，就是这个以讹传讹呀，太严重了。就是这个这个这个太爱聊了，就说好多谣言就当了真了，还真的就是。 他随着这个就是有些以讹传讹也好，有的是真的下文了，比如说穿越剧啊、神话剧啊、胡编乱造啊，尤尤其神话名句不能再胡编乱造啊。这其实我同意，我非常赞同六小龄童先生前两天有一个发言，他说这个《西游记》你可以改编，你可以扩展，你可以加上新意，但是你切不能把这个孙悟空和白骨精说他们五百年前曾经是恋人， <laughs> 这个实在受不了。 我非常赞同这观点。哎，那你要照你这么说，人周星驰那个《大话西游》，他指的可能就是这个点吗？他指的可能就是这个。他就不满意。就是这种殖民文化呀，嗯，有点太不负责任了。但是你要把它当喜剧片理解呢，那就另当别论呗。反正现在就是市场是硬道理，对不对？是你说到了最后，你比方说说金庸啊，他的等于到后来这些徐克他们拍的，就是用了他个小说人名。 这不故事全是自己天马行空了。可以，你你比如说什么东毒西什么什么东东邪西毒，东邪西毒，对，剩下的就全是自己编的。可以编了啊。这个根据地是香港，香港的故事新编是最没有包袱的，所以香港的呃小说家，严肃的小说家写室内就是写《西厢记》啊。对。他那个就是呃张生啊，跟红娘拍拖。对对对。那个青蛇呢？ 法海呢，嗯，跟那个谁呀是同性恋，对，哎，所以这李李碧华编的，嗯，所以香港呢，他在如果这个同样在北京哈，因为我们牵涉到那些特别名著，现在影响到北京，影响到内地，这就是我说的，您说的这个没有包袱的殖民文化，对，他没有人管他，嗯，他随便怎么编，嗯，随便怎么写，只要搞笑，只要我卖钱，嗯，现在其实内地的文化就是这么一个形式，我为什么说这是不可取的？ 呃，这就是要站出来说两句话了。但是，就是我们还是要拍一些有内涵，不是一些主要是乐的东西。主要是这些名著哈，在香港他们，它就是一个题材，我可以拿来改造的。 在北京，在中国内地，一般的人啊，尤其是年纪稍微大一点，他觉得这是我们文化的遗产。所以那个那个谁谁谁改赤壁嘛，吴吴吴宇森改改赤壁，最后不曹操跟周瑜 <laughs> 面对面的，对对对，对不对？打起来了，对吧？你那个时候就看出吴宇森是香港人了。他好莱坞模式，好莱坞模式是。 头号坏人跟头号好人最后一定要面对面见的，嗯啊，可是那曹操跟周瑜站在一条船上，对对，林志玲在旁边还在旁边作证，还有个美女作证，那个一般的中国人就看不下去了，觉得哎呀，你这个编的不知道怎么样了，是不是？这这背后有文化上的分歧的。我觉得还是有个类别，你比如说啊，要是周星驰，大家就行，因为你是很明，就像你看赵本山，你很明确的知道。 他是走那一路的，他是这个喜剧，但是吴宇森这个《三国》呢，人们实际上是对他有证据、有证据的期许，那么你就显得有点笑场了。就是这个，而而且他还做了一番考证，说周瑜是正觉啊，等等等等。哎哎，内地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韩剧的节奏那么慢，观众可以接受，就送一个花篮，七集。 就围绕着送这花篮， <laughs> 到底谁搁这儿的这花篮？ <laughs> 其实那儿子是送，其实那儿子是送给别人的，又一个一个错误的这个契机没有没有送成，回来呢就放在门口了。放在门口之后呢，这阿姨就给收起来了。嗯，阿姨收起来以后呢，就他的妈妈就以为是他父亲记了他自己的生日，就以围绕着这花篮就七级戏， <laughs> 七级，这在国内已经疯了。 就是不允许了。哎，你说这个，我今天给你找一对立派，我们这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中文系的主任徐子东老师，最近一直在看这个《来自星星的你》，都追到七八十集了吧？没有没有，第七集， <laughs> 第七集，我给你乘了一十。 <laughs> 哎， <laughs> 他一共才二十集。对你过去从来不看的，这次说也迷上了。那你说这这这怎么讲？没看啊？他他他好在哪儿？好在怎么把您给靓仔靓女呗。啊不。 也我看是两点，一点就是说他那个男的呢，其实就是呃珍珠那个叫蜘蛛侠、蝙蝠侠这种超人，西方这种英雄模式的韩国版，嗯，那种模式基本上就是说那种这种人在中国还戏剧里面还真没有。我上次也讲过，就是说他是个两面的，他一方面有超自然的能力，但一方面又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傻傻的。 不过他的特点就是他的道具是一套现在时髦的小西装啊，头发弄下来亮仔，是很多女的很迷他。另外一个有趣的是他那个女主角这个野蛮女友哈，哎，我想来想去哈，别的文化里还没真没有。你看蜘蛛侠、蝙蝠侠的那个那些那个那个 bad，他们的女主角哈都是温柔小鸟依人的，没有一个这么凶的。 就是这个韩国片为什么搞一个这么凶的女的，大家这么喜欢？哎，您没注意吧？啊，韩剧我发现了，他的那个宣传正统啊，就是男性地位啊啊，很多事儿都是女的来闹是非。对。哦。没有让那男的就他他他好像是文化是不允许的。是吗？嗯，跟咱们是两反的的。哦，男的。咱们就是是这男的就是如何是坏人坏。哦。女人无辜受迫害。他也他也不是坏。好好几部韩剧，你你注意看两部。 他他也不是坏，他是作。这个演员也就是野蛮女友的演员。我仔细看了一下，日本也没有，香港也没有，美国也没有，就是这种女的很凶，把男的啪打一个耳光啊，啪把你跪下，然后其实还很可爱，这种观众还那么喜欢看它。对可爱。但是我后来一想，我也想明白了，因为现实生活当中啊，韩国的女的是最温柔的，韩国的男的是最凶的。 他想来一个哎，最温柔，所以这是一个，也许是一个弥补。那如果是这么一个弥补的话，那么内地现在这么样的喜欢这么一个韩剧啊，那是不是中国也存在这样同样的情况？也是因为女权不太好，所以才喜欢野蛮女友呢？不是，我跟你说啊，我觉得就是男色，就是就是玩男色呢，就是其实就中国的这帮女的啊，现在。 也跟色鬼差不多，你知道吗？他们就是你，你只要见到他们，你就会知道那家伙就是荷尔蒙，你知道吗？他他他他看见这个这个男的，啊，哎，我就不明白了。这当然，我这么说我要招骂了。我这就那那那男的叫什么名来着？都都都教授，这都教授，这都教授是吧？你把他那头发翻上去，抽他两嘴巴，把他放工地上去，他跟任何一个民工兄弟没什么不一样。但是这么一扮上。 哎，但是这真是我听， <laughs> 我先去下广告哈，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听他们说，去韩国的游客看到他那个海报在街上，就韩国的女的就跑过去亲那个海报，就亲那个男的的那个。哎，你前一阵看香港报纸说了吗？说香港的这个富婆集资，一个人一千万。 就是大概是上了亿吧，要请这个都教授吃顿饭。哦，这不是玩男色是什么？这这是还，我认为这是中国女性这个性意识高涨的一种表现。还还呃呃，还不仅是单单是男色，他有两个男的，一个是有这么好的功夫，又长得这么一个样子，但另外旁边还有一个二号男的。 一往情深，在后面任劳任怨的跟着女主角。这女人的梦就这个，是女人的梦就是这一个女男的是让她敬仰的，没错。另外一个男的像狗似的追着她，没错没错。吸血迷情拍好多集，嗯，美国那个，嗯一样一样就是对不对？就两个男的，一一个一个狼啊，一个吸血鬼啊，对，那个狼那么忠心啊，最后跟他说明了我跟吸血鬼了，但是他还在后面那么跟着。我通过今天听你们这聊啊。 我忽然间悟到一个道理，就是我在弄什么戏啊？一定要先弄明白中国女观众要看什么。当然了，现在我老弄龙须沟， <laughs> 没错，这哪行啊？这电视观我老弄红墙绿瓦，你不能不承认女。写这两次鸦片战争，这谁爱看呢？你你想，我老想有历史责任感。哎哎哎，是十，错了，一个篮子，我的悲哀在，一个篮子要七集，那谁有空看呢？那就是。 女的为主嘛，你知道吗？就是我认为一个文艺创作者，一个文艺工作者，他说白了，可是我怎么才刚明白？你说当年我做服装的时候，我知道要多生产女性服装，对，卖的好，没错没错。可是我怎么搞了文艺，做了影视之后，我却忽略了女性观众的？你就觉着你是阳春白雪了，你知道吗？你也觉着这文艺工作是精神世界啊？对，我跟你说，我认为文艺工作者啊，他应该有开妓院的心情， <laughs> 真的，就是他就你往这路上想人的基本欲望。 你那天我看还是那天我就说过，有个网上的网友，我觉得说的透彻，说这个韩剧啊吸引中国女观众，这就跟日本 AV 吸引中国男观众一样的道理。哦，你看啊，他们永远像是一个满足一些基本生生理需要的这么一种呃基本心理需要的一种情况。比如说，你看男的看日本 AV，这个女的啊不需要你说一通情话骗他。 对吧？也不跟你要钱，什么都不要，甚至这女的话都不说，她就是叫啊啊啊，只给你搞，对吧？男的，行，但是男的要找这样一个女的有吗？地球上没有，对吗？女韩剧的这个女的，就像你说的，她看的这个男的可以抱着她一晚上看星星，对吧？手不会往里伸， <laughs> 完全不会。然后为了她的一点安全，这男的能急疯了，而且对她没有任何要求。好，这样的男的。 世界上有吗？这个地，所以来自星星的你嘛，他不是地球上的人，所以你知道，就是西方的哲学是人性恶，人性恶就深刻，它真实嘛。你看《纸牌屋》，人的这种这种人性的东西，东方其实还是浪漫主义。咱们讲人性善啊，人之初，在地球上没这个人，所以就做梦，你知道吗？他就做这个梦，白日梦，你就是满足他这个梦，就是一种意淫嘛。这哎。 这说的，咱们去个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他这韩国啊，真真是就这种，就为观众服务到了哪点啊？就是他这个剧啊，是边拍边写的，然后他看这个观众的反应，你们要哪个结尾，他就改。所以为什么看的你就皆大欢喜？就是他一定改成你这个观众说，我们希望这俩好了。 他编剧就改了结尾了。而且我们这个在国内制作的团队啊，跟韩国人如果合作拍电视剧，你根本拍拍不了。你看，你刚才说了一句他们是边写边拍，对，那就自然是要顺着拍了，对，是吧？对，顺着来，你跳拍不了了，对，我们国内是这三十集本子必须全漏，嗯，当然也有个例啊，然后凑着场地，凑着演凑着场，就是我们是跳拍，没错。说咱们就是这个酒店发生了三十场戏的事儿。 呃，咱们在三天都给他拍了，嗯，不管他分拍分别在二十七集、七集、三集，全给他拍了。韩国不是，韩国是顺着拍的，所以他一般的一部戏要拍半年多到一年啊，这是是。所以他这个也有好处啊，他们从开始见面，从表演，到后来哎，表演比较顺，就两个演员的这个关系也可以慢慢的理顺。 我上次看他们访问说高圆圆他们拍个戏，一上来第一场戏就是婚后好多年了，嗯，就是就两个人钻在被窝里的第一场戏，啊，所以这个是有一定难度。所以我我话糙理不糙，我为什么说就有种开妓院的心情呢就是咱就不说别的，就说男色也行，人家有的女观众就跟我讲，你说为什么中国也有偶像的这些小小伙子男明星？你发现没有？ 就是不如这个韩国和港台的，这为什么？从长相、体型，年轻一个叫叫什么李什么浩啊，李对李敏镐，李敏镐，哎呀，现在可就不得了。就你知道，因为他这孩子从几岁就挑进来，封闭式的训练，那这魔鬼训练，几年之间不准谈恋爱，你就得这样。然后几个小伙子就这么训练呢，你看那个肌肉。 他这个肌肉，中国的这些电影学院出来的这几个，你就偶像派的男演员，说实在，要照我说，你还不够吃苦。他们那天就比嘛，就中国几个偶像派男演员，你看看就是肌肉，没有一个真正能练得过香港的，包括是没有，包括是韩国的，在那你就是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我们有一批男演员呢，是又很正但又很漂亮，嗯，像孙道林啊。 赵丹呐，啊，那是那个到到后来就是王新刚啊等等，但是到了文革过了以后呢，那个时候就大家的趣味一转，就不喜欢奶油小生，嗯，搞的梁波罗啊、达达市长啊之类就没事成功，到现在呢，就是葛优他们以后来呢，就出现一批叫叫叫爷们儿。 中国的就是我不知道是中国女性需要爷们儿呢，还是爷们儿自己吹要爷们儿。总之呢，就把这个男性演员的风气啊，就往粗犷的风转。可是现在通过行情发现呢，韩剧弥补了新的奶油小生，爷们儿都教授，都教授就是个标准的做作的。 奶油小生，对，就是爷们儿是没市场了。所以现在其实发现，如果做一个市场调查的话，这个女性观众她要慢慢慢慢的要要搞这个奶油小生。所以你看李哥，你说你搞的这个是艺术，说拍个电视剧表达什么思想，反映什么历史，但是你现在发现，他真正坐在电视机前面很多人呢，他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的是，我觉得是满足他的这个眼目之欲啊，就是这种，就就使我哎好看。 眼目之余，就使我使我想起一个我的朋友陈春说的一句话。他家原来住在上海一个妇女用品商店附近，所以他在街上晃，人家就嘲笑他，说陈春啊，老看见你在妇女用品商店门口晃。 <laughs> 陈春就说，我不就是一个妇女用品吗？ <laughs> 对，哎，这电视送给男人，等于说电视就是妇女的夜总会，能这么说吗？他 <laughs> 就是这个电视机前。 或者是电视机内，我们到底是要教育引导宣传为主，还是以 <laughs> 迎合取乐？哎，销售为主。两其实呢，这要这首先要弄明白，这是关键问题了。我我觉得这两个都不必考虑，还是演自己。 就作为演员，作为编剧，你最喜欢什么？你本身什么就演什么，那就死了。市场别管， <laughs> 那李老师，我自己想弄的戏，我自己想拍的戏，拍完了， <laughs> <laughs> 野猪林了，野猪林了，这是肯定彻底完了。对，但是一定不行。但是我又觉得哈，有些东西是永恒的。接下来为您播出《文明启示录》。但是它的价值是不会磨灭的，所以所以有心情你。